尊者你好，嗯，于老师你好，呃，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练习手动作的时候，我心里会不停的打那个节奏，比如说咚咚或者一二三四，我这个没办法克服，请问尊者，我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是第一个问题。 ยกมือในใจก็จะมีเสียงหนึ่งสองสามเสียงแล้วก็ตรงตรงตรงตรงไปเรื่อยๆค่ะ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ไม่รู้จะให้มันหยุดยังไงมันก็นับอยู่นั่นแหละค่ะพ่อชอบครับเพิ่นยกมือไปแล้วเพิ่นมักนับน้ำครับยกมือไปแล้วก็มักนับหนึ่งสองสามสี่แบบยกไปก็นับจังหวะไปน้ำหรือบางทีก็ได้ยินเสียง ที่มันกระทบสัมผัสอยู่นะครับเป็นบางโอกาสทำได้บางโอกาสไม่ใช่เสมอไป เพื่อให้มันดึงความรู้สึกออกมามันคล้ายๆ มันติดเองครับไม่ได้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เฮ็ดแต่มันมันนับเองของมันแบบนี้ครับเรื่อง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อยากให้ยเดินนับมอยู่ดีเดินจนตรงมเชื่อตั้งสามร้อยก็กำลังนับไม่เป็นไร แต่ว่าต่อไปถ้ามันรู้มันจะวางเองเข้ามันไม่เป็นไรเดี๋ยวพอมันรู้เดี๋ยวมันเดี๋ยวมันก็วางการนับเอง啊，长老说没关系，啊，时间久了你知道了，他自己会停下来。还有，啊，长老说，你越想让他停，他越不停。你很想让他停下来，是吗？ 是的，我我都一年多了，就一直有这个。好早也开始，因为我们想叫停下来，所以他就不停下来。ตอนนี้มันนับไหม？现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在数？没有，就是我的手动的时候有，嗯，没来用。 没在数每组，不要去接跳。不要去接跳。嗯，真的说没关系，不是从早到晚都在数，一二三四就没问题。 <laughs> 好，谢谢。第二个问题是，呃，我们做手么动作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自然的看，还是专注在一个地方？就是说，要不要聚焦。要不要？就是聚焦。嗯，好。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不要聚焦，不要聚焦。我的理解就是好像就是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感觉。เวลายกมือคือตาไม่มองแบบธรรมชาติหรือว่าต้องให้เขาใ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ตาไม่ต้องโฟกัสถ้าไม่จ้องอย่างนี้มันก็จะไม่ชัดไม่ต้องไปโฟกัสถ้ามองผ่านๆมองผ่านๆ ไม没没没，没张，没张，没张，没张，อะไร。啊，不用去非常专注的看着一个东西。那今天早上就只讲了说，就像这个电风扇，谁来就来，谁去就去。啊，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不用去研究说，那它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多大年纪。ชัดชัดไม่ชัดไม่ใช่ประเด็นประเด็นแค่รู้เฉยเฉย 要看得清楚，嗯，要看得清楚，你不清楚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知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外部的事物，我的眼睛看到外部的事物，要不要看清楚，还是不看清楚？เวลาเราจะตั้งใจทำงานแบบนั้นเราค่อยไปตั้งใจที่จะทำให้มันชัด 那尊者说，如果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你工作的时候，那你就要认真地在你每项工作上。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啊锻拳产器上，嗯，在做手部动作用功的时候啊，重要的是我们是要培养决心。 培养你的觉知力，那么旁边的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啊，来就来，去就去，甚至啊不用去研究说，啊，风吹过来了，啊，真的是不用去研究说是一级风还是二级风，只知道说风吹过来就好。谢谢，谢谢真真，谢谢李老师。有问题的举手。 问题就是说哈，眼睛要看哪里？比如说我在做手部动作，我眼睛要放在哪个地方，我才比较不会酸啊？我就觉得腰酸背痛。嗯，问题是腰酸，背痛。我我只我只嗯，还是问题是要看哪里？哎，就就是说眼睛一般是要平视，还是放在前面一点，或者说前面，要不然看嗯。 ไม่รู้ว่าตามองทางไหนดีถึงจะไม่ทำให้คอนี่ดึงปหมดเลยค่ะ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บปฏิบัติไปแล้วตึงยุกคอครับว่ารู้เฮ็ดจังใดค่อย ค่อยหายอย่าไปเพ่งมันมกำหนดรูปหม่ต้องใ่าสายตาต้องมองซ้ายมองขวาหรือว่าต้องจ้องอยู่ที่ผมก็เคยเป็นกันเพ็งขึ้นมาเพิ่นเพิ่นว่า ต้องวางตาจังไดมันค่อยบ่่จ้องบ่เพ่งแบบนี้ครับต้องวางสายตาจังไดค่อยบ่บ่จ้องบ่เพ่งนั่งกองสูงกองสูงเสลยมองไปข้างหน้าเท่านั้นยืนเดินสูงเสลยมองข้างหน้าเท่านั้นถ้าได้ฉากมันจะสบายถ้าเลยเกิดไปก็ต้่งสร้างก็ก้มลงไปเครียดง่ายง่วงก็ดูด้มองไปดี 啊，张老说：“嗯，眼睛啊，自然的看前面，啊，大概是一个平平视低一点点这个状态，啊，不要太高，太高的话，这个心很容易散乱，啊，也不要看得太低，看低很容易昏沉，啊，然后然后嗯，一般脖子酸，肩膀酸。” 是啊，太紧了啊，太身体是紧张的，啊才会这样放松啊，自然的动作。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个手，要宽起来，比如说抬起来，整个抬起来都要去结晶，还是只是知道动？不是，不用很轻松动动不是。 几次？的次？一次绝知一次，节，我知道绝知，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起来时候是整个的一个连线都要是很绝知，还是是觉察这样动就行？听我说，动一次绝知一次，好，再讲一次，动一次知道一次，知道，知道。 你说是整个这个过程，还是一个知道？不是讲的啊，不是，就是说这个动作，一个知道，这个动作是，就是等于这一个啊。比如说是现在我们手要抓起来，这这一个，就是一个动作，一个知道，整个过程。 าชิดเต้าทีละครั้ง ทีละครั้ง ทีละครั้งไม่ใช่เนี่ย เนี่ยหนึ่ง สอง สาม สี่ ห้าหกเนี่ย ก็คือทีละครั้ง十四个知道自然的、轻松的动一下，知道一下。แต่บางทีแต่บางทีขณะที่ยกนี่มันอาจจะไปรู้ การกระพริบตาไปรู้การหายใจไปรู้ความคิดอันนั้นมัน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าไปกำหนดมันอันนั้นมันอาจบางทีอาจจะรู้เข้าไปแทรกไม่เป็นไร แต่สิ่งที่เราตั้งใจจะรู้ทีละครั้งตรงนี้บางทีก็ไปรู้มากกว่านั้นก็มี แต่เราไม่ตั้งใจที่จะรู้แบบนั้น มันรู้ของมันเอง如果是动作没有很慢的话啊还可以如果动作很慢在觉知走在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痛的就是痛的啊因为那不是一个 知道，那里面变成了一片知道，啊，那么十四个动作不是十四个知道，变成了一个知道，啊，其实有的心胸会很慢，然后这样，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知道，啊，啊，那是不对的。那么十四个动作，十四个知道，在规律的这个节奏里面。 นิดหนึ่งนั่นคือนิ่งหยุดนิดหนึ่งนั่นคือนิ่งมาแทรกระหว่าง 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สลับกันไปสลับกันมาสลับกันไปหยุดนิดหนึ่ง 那个，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两个问题啊，那个问完之后，我也有个想法，就是说，它这个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是在屏上，对吧？就是这些动作起来应该是在屏上。那么，如果我们接触了这个禅修以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动作基本都是连续的。那我们在一边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一边走走路的时候，或者跟在说话的时候，或者听你们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我们这个思维应该是连续的，就是关照我们的思应该是连续的，不会是停顿。这个应该怎么办？ตรงนี้ที่เราฝึกไหวกันิ่งแต่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เขาท่านท่านเข้าใจว่า มันจะไหวตลอด ไม่มีหยุดแม้แม้มันจะเคลื่อนตลอดนะ แต่สติมันก็จะรู้ทีละครั้ง ทีละครั้งของมันเองไม่ต้องกลัว บางทีก็มันจะรู้เด่นไปทีละอย่าง มันไม่ต้องกังวลว่าบางทีมันไม่รู้ ความความนิ่งก็ไม่เป็นไร แต่จริงความนิ่งมันมีอยู่ แต่บางทีมันตันนิดเดียว แต่เราก็รู้อันที่มันไหวที่มัน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ปลี่ยนมา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ปลี่ยนมาเช่นเนี่ยทานข้าวปากขยับปากขยับ มันก็มีการนิ่ง นิดนึงแล้วก็เคลื่อนใหม่แต่บางที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ไปกำหนดที่มันนิ่ง ถ้ากำหนดมากมันจะเครียด เราก็รู้ที่มัน 应该说，其实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有很多会停的啊，其实大家都没学会动，也没学会停，不管是声还是气。那么啊，这个多成。 练了以后啊，你的心啊，每位的心都会更细，这回你会看得更清楚啊。那么尊者说，嗯，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太专注在这个停上面，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觉知每个洞，知道每个洞，因为你如果专注在，比如说你吃狗饭停，停很久的话，这样不自然，这样不自然。但是生活中确实，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的停。 只是我们的心不够细，我们不知道。啊，还有刚才就是说，这个动了呢，啊，练了以后呢，动也动的，静也静的，会动也会静。所以就是要通过这个呃平常的练习来培养。那以后我们就动静都能一如。啊，那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在做着坐着动作的时候。 假如腿痛或者是腰痛的话，那在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关照，或者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那个接受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或者是不继续？不能啊，不谈啊，有位子哪啊，让拉完的啊，今天啊，让拉没得。 มันก็เป็นกับทุกคนปวดหลังปวดขากายมันก็เนี่ย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จริงที่มันทุกข์ให้เราเห็นน่ะทุกทุกคนแหละแต่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ถ้าเรายอมรับความจริงมันก็ไม่ทุกข์ก็แค่นั้นแหละ มันมีแต่ทุกข์มากกับทุกข์น้อยแค่นั้นลองสังเกตปวดมากปวดน้อยแค่นั้นแหละ尊者啊问啊在座的每位学员啊嗯大家腰痛吗？腿痛吗？嗯嗯，腿酸吗？ 作者说：“嗯，每个人都一样，啊，只是我们的尽量把这个注意力，啊，尽量把这个重点放在知道、知道上面。但是刚刚作者说，东辰， <coughs> 休息嘛，不是在练腿姿。那么如果是酸痛来了，先忍一忍，实在忍不了了，就换一个姿势站起来，放松一下，千万不要强迫自己。” 一坐坐几个小时，不是这样，这不是休息啊。那么，我们是要知道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在练腿子，不是在强迫自己做个什么事情啊。那啥呢？波波扎教，他没说，把这呢，它变熟，可以吗？他说，把这呢，它变粗，可嗯嗯，佛陀教我们，这个生是苦的还是乐？ 这个事是苦的，对吗？啊，那么我们知道它了，啊，不理它，我们跟觉性在一起，啊啊，还有最重点、最重要就是，先忍一忍，不行的话就起来，啊，这是东华禅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啊，你能坐多久坐多久，啊，不管你坐着还是站，你都知道，你都觉知，没关系。 那这个觉性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断轮回？因为觉觉性也是有程度的，那我们修到什？么？ 它没没得有分层，但是它有层次。你说决心有层次，是吗？你用的词是觉心是有程度的，是没？呃，就是就是我的理解是，就是说，活在当下，就是我我们的觉心还是有层次的。啊，有层次的是吗？啊，有层次的。刚才就是说，啊，觉心是没有层次的，但是有层次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嗯禅修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吃饭，啊一口一口的吃下去，啊一次一次的吃掉，一口一口的吃下去，啊那么嗯半个小时下来吃饱了，吃饱了产生就是智慧。这个你刚才说的。 这个不是修法上的问题，所以我问了仲姐也也没回答。对，行，好。嗯。嗯。尊敬的法老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在精勤的时候，就是看念头。 我能不能跟他说，在平时进行的时候多一点用看念图。 尊者问你，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知道念头，你还是跳到念头里面去，跟念头在一起，这个是最重要的。 นี้แหละก็คือถ้ามีตัวถ้ามีตัวหลักตัวหนึ่งเช่นนั้นนะฝ่ามือนีะสมมติเป็นเป็นกายเนาะจะเป็น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ช่น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หรือยกมือแท้นังหว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แทรกเข้ามาให้มา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นี้ เติ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มาแทรก เราก็รู้ความคิด พอความคิดดับไปเราก็เห็นกาย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มาใหม่เราก็ดูความคิด ความคิดดับไปเราก็ดูกายเนี่ยมันก็เห็นสลับกันไปแบบนี้แหละ可能是你用词的关系。 如果你还知道，哎，你的身体、你的腿在进行的话，那可不叫看念头。啊，那尊者就比喻了一下。嗯，这是我们的身体，身体，看着， <laughs> 这是我的身体。啊，平常的话，我们的念头、妄念、烦恼，就把啊这个当下身体在做什么挡住了。挡住了以后呢？ 那我们觉知知道，他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当下，又看到了我们在进行，进行啊，然后等他又来，然后我们又知道，然后又来，我们又知道又下去，这个身体啊，刚才就是用这个来下手，就是知道回到身体上当下啊，知道又来，再回到当下身体上。 就是说，如果去我们去钻结这个脚的时候，这个结石力好像不是很强。嗯，其谢谢您。 อยาเนี่ยอย่านั้นเราเรายกขนาดไหน จังหวะช้าจังหวะเร็วขนาดไหนแล้ว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ได้พอดีเอาจังหวะนั้นอาตมาอาจจะยกขนาดนี้มันพอดีของอาตมา คุณยกขนาดนั้น พอดีของคุณนั้นให้เอาจังหวะของตัวเอง หรือบางทีก็เปลี่ยนจังหวะก็ได้ บางทีมันง่วงทำเร็วขึ้น บางทีมันฟุ้งซ่านทำช้าลงไม่มีจังหวะไหนตายตัวเนาะอ่า我们这个呃十四个动作呢，基本上是 太快也不要太慢，但是呢，啊，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很适合自己的一个啊最自然、最轻松的一个速度。那他跟者说，大家不要跟他的速度，因为他的是他的速度，而你的是你的速度。重要的是，不管你的速度快还是慢，你能不能跟得上？ 你的觉性能不能跟得上你的速度？如果你是这个速度，你做的很自在、很轻松啊，然后能清清楚楚，那没问题，明白吗？แต่แต่ก็ไม่ควรนะไม่ควรไม่ควรช้าเกินไปบางทีถ้าช้าเกินไปมันจะเพ่งจะจ้องได้ง่าย ไม่ควรช้าเกินไปหรือบางทีไม่ควรทำเร็วเกินไป ให้มันมีจังหวะหยุดนิดนึงมันจะได้หรือไม่ช้าเกินไปไม่เร็วเกินไป 作者说：“再强调一次，不要太快，太快一般你跟不上，说明你的心啊在散乱，或者是当时你是有嗔心的。啊，一件事惹你生气了，你一定做的很快，或者说你的心是在散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情，飞速的在思考一件事情，你的手就会飞快的在做。啊，那么快，啊，强调快不是正确的。” 那太慢也不正确。刚才尊者说，慢就会变成休止，休到剩了它的部分，那么以后就会出现一种病。这种病不会产生智慧。那么一个很适合自己的轻松的一个速度，慢慢来。已经很好，已经很好，嗯。尊敬的两位尊的李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关于手部动作的一个问题，嗯。 接触动中禅，那我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就是对十四个知道。啊。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说，啊，一个知道呀，一个道，然后我会觉得好像很机械化，然后我自己潜意识的，我就我自己潜意识的，呃，怎么说呢？好像有一点点的观想在里面。看达现在，然后我做这样的一个观想，就想问尊者对不对？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动作，我就把它观想为。 烦恼起来了，嗯，烦恼起来了，抱歉，嗯，侵入到我，啊，我用一种方法，嗯，拿开了，嗯，放下了，放下，嗯，没有了，啊，我就会有在做做这样潜意识做这样一个观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做的很轻松，而且觉得越来越轻松。那我想说，这种是短暂的，呃，可以还是说？ 这种方法好不好？他说不可取，มันผลิตเองค่ะเขาผลิตเอง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นทำอย่างเนี้ยมันเหมือนหุ่นยนต์น่าเบื่อมา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ผลิตขึ้นมาว่าอย่างนี้คือกิเลสมาแล้วมาคือคิดมามามาพูดมามีอะไรมาบังเดินเราแล้ว ไม่ควรทำเนาะ มัน มันแม้ มันจะดูน่าเบื่อนะ ดู ดูดีๆนะ มันเบื่ออะไร มันไม่ใช่เบื่อแค่การยกมือ ใจตัวเองมันเบื่อ ถ้าดูเห็นจริงใจมันเบื่อ ดูที่ใจมันเบื่อนะัน真的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赶快停止。那么我刚才跟他讲说，会觉得说蛮机械的。 是吗？动作机械。我第一次接触嘛，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比较机械。对。啊，那但是我这种观想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在觉知，很清楚的。嗯。就是每一个动作是知道的，但是好像我参加这样的一个一个潜意识的观想，我会觉得做动作特别轻松，就是非常轻松。这个，我来，我那个，我来。 ควรไปใส่คำพูดใส่อะไรเนาะรู้ธรรมดาของมัน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พูดอะไรดีที่สุด你的方法呢，就是啊，把它加了一个概念，每个动作都加了一个概念，给它加了一个名字，我们叫假名，给它加了一个名字，加了一个概念。啊，刚才尊者说，我们修行就是要放下一切，不管是他那个假的名字。 还是像幻象一样的概念的东西啊，全部都把它放下，只是轻松的一动就知道，一动就知道啊。因为你在练习的过程中一动就知道，等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学习、家里一动就知道。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中，你在家里做饭的过程中，你不可能切菜放下放下放下，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不可能跟你每一个动作都加。 是自然轻松，就知道一动就知道一动就知道，不用用眼睛看啊，这个就叫觉醒，这个是最棒的啊，轻轻的啊，不加任何的概念，不加任何的修饰啊，我们修就是为了放下所有的概念，所有的造作，所有的修饰感恩，辛苦。 คือเนะ่ยจิตเขา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จริงให้เห็นว่าจิต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 มันคิดอยู่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เนี่ย คือมา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จริงให้เห็น ถ้าเราแค่รู้เฉยๆว่ามั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ให้เห็นน่ะ 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อะไรมากนะ ก็รู้อย่างที่มันเป็นแค่นั้นพออาจจะอธิบายตัวนี้ก่อนอธิบายอย่างอื่นก่อน 念头多不是问题，啊，注意力不能集中也不是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注意力集中，都希望自己的心能够安静下来。 เลี้ยงหมาหรือเปล่า เคยเลี้ยงหมาไหม เวลาหมาตอนที่เราเลี้ยงมันใหม่ๆ มันไม่รู้จักเจ้าของ ไม่รู้จักชื่อมันไม่รู้ว่าใครเป็นเจ้าของ มันก็เล่ร่อนไปออกจากบ้านไปเรื่อยๆ นี่คือหมาคล้ายๆ เหมือนจิตใจคนที่ยังไม่เคยฝึก มันไม่รู้จักเจ้าของมันก็ไปเรื่อยของมัน第一天你没来是吧？你是第二天才来的是吗？第一天来了 就是，嗯，就比如说，就是念头来了，啊，我们不是在做手部动作吗？啊，你就轻松的回到你当下的那个洞，那个洞上，啊，就就比喻说，比如说，啊，这个有一只小狗狗，我们刚从宠物市场买回来，它不知道谁是它的主人。 时间久了，每天你给他吃东西，每天你照顾他、爱他，他认识你了，他不跑了，明白吗？啊，สติสติ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ชือกที่ผูกคอหมาไว้ เวลาหมามันออกไป ดึงกลับมา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ความคิดดึงออกไป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ออกไป ดึงกลับมา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ชือกที่ผูกคอหมาไว้พออมันโดนดึงบ่อยๆมันจะคุ้นเคยที่จะไม่ออกไปไหน พอถึงจุดหนึ่งแม้ไม่มีเชือกแค่เรียกชื่อแค่เห็นเจ้าของมาหมามันก็กลับมาเองจิตมันก็กลับมาของมันเอง。就是还是念头一来，你不要责怪它，不管是三分钟五分钟，你能看到它来了，然后你就回到当下的动作上，因为你的手在动对吗？手一直在动，不管是哪个动作，你就轻松的回到当下。 那么我们还是新学员，今天才第二天，啊，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不要急。所以他一来啊，知道了，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那么一般新学员一开始坐在这儿，一件事情想半个小时或者一堂课的都有，啊，没关系，不要责怪自己，啊，不要责怪自己，这是自然现象，每个人都这样。 你只是不管你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只要你知道能回到当下的动作上就好。你的问题是这样回不来是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我们这个练习这个手部动作和心型，它是不是练习我们呃，就是说活在当下的一个手段是这样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嗯。就是说，呃，因为因为我们经常做事情都。 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ไม่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เราก็จะไปคิดนั่นคิดนี่ รู้สึกนั้นรู้สึกนี้แล้วเราก็ไปไปจม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นั่นเรียกว่า ไม่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นั่นตรงนั้นแหละ ถ้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ทำให้มันทุกข์มาก ๆ เราก็จะเสียใจ ถ้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ทำให้สุขมาก ๆ เราก็จะดีใจอันนั้นคือไม่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ไม่อยู่กับจิตที่เป็นปกติ เรามาฝึกให้อยู่กับจิตที่เป็นปกติ一个่有训练自己的心的人 训练过自己的心的人呢，啊，他会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思考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快乐的事情，一种就是痛苦的事情，啊，那么啊，不管是快乐的事情还是痛苦的事情，啊，尊者说都是无常。的。啊，快乐结束的时候，你立刻又陷入了痛苦。啊，一般痛苦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苦尽甘又来。 你用 理的去面对自己和面对身边的一切。เราฝึกสติฝึกสติเนี่ยดูกายดูใจไปเรื่อยเนี่ย ฝึกไปมันจะเกิดกลายเป็นปัญญาในการเข้าใจเรื่องกายเรื่องใจ แต่ถ้าเราไม่ฝึกตรงนี้ก่อนนะ เช่น เวลาเราทุกข์หนักๆเช่นป่วยป่วยหนักหรือว่าใกล้จะตาย ถ้าไปฝึกตอนนั้นมันจะไม่ทันการเราต้องฝึกก่อนให้มันเกิดเป็นปัญญาก่อนถ้า

下子就摔倒了，很多人自杀都有。那我们就是要让大家从这个活在当下啊，开始不断的培养自己，让自己能够很清醒的跟自己在一起，时时刻刻保持觉性，时时刻刻知道自己啊做的这些事情啊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是对还是错。啊，那么当你再深入了以后，就是对者讲，其实没有对。 那啊，尊者说，修来修去，修到最后就是，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你很会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啊每一件事情，啊，最主要的是你很会处理你自己，啊，那么遇到一些很重的、很严重的一些打击的时候，那你一定是最棒的，你可以做到啊，拿捏自如，如如不动，啊，不会像没有修的人，啊，他们就会跟着好。 不停的在起伏，那么我们的苦的根源就是在这儿。就刚才这边，等一下，等一下。点一下的。 那两位尊者，老师。 องลองให้คนเสื้อสีชมพูไปแตะคนใส่เสื้อสีดำเลยสิแตะแตะแตะแตะดิ小白小白尊者说叫你拍他肩膀一下啊再拍一下用力ปล่อยไปตั้งแรงต้องต้องตั้งใจรูก่อนไหมต้องตั้งใจรูก่อนไหม你一定要下达命 พอสัมผัสแล้วค่อยรู้สัมผัสแล้วค่อย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不会像拿命令就出现的事情。 อนเราไปทำงาน，我们要开眼睛吗？啊，紧接说，你吃饭可以闭着眼睛吃吗？啊在家里照顾小孩子，喂小孩子吃饭，你闭着眼睛，他也闭着眼睛喂吗？他会喂到小孩子鼻子里面去吗？啊，还有工作，你可以闭着眼睛工作吗？啊，上班的路上可以闭着眼睛？ 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ต้องปฏิบัติให้ได้ทั้งในรูปแบบทั้งนอกรูปแบบ เราฝึกแบบนี้มันฝึกที่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บ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ของเราจะได้ เราจะได้เอาไปใช้ได้จริงๆ ไม่ใช่ใช้ได้แต่ตอนหลับตาใช้ได้แต่ตอนปิดหู ถ้าแบบนั้นนะคนหูหนวกเขาก็เก่งของเราสิคนตาบอดเขาก็เก่งของเราสิไม่ใช่นะ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动禅，很多人都觉得动禅好。 什么呢？就是啊，你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这儿这七天做这些动作，不是为了要一辈子什么都不做，每天就坐在这儿做这个动作。我们做这个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方便。最重要的、最重点的是，为了要回到家里，回到生活当中，能够运用上。那么你在这儿的时候，你就开。 跟你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一模一样。等你回到家里，啊，很容易运用到，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啊，生活节奏很快的一些人上，啊，会非常快。你会发现你的进步相当的大。啊，那就是当我开放个课程时呢，我就会感觉我的思绪整个完全的得到了释放。现在我在外面。 าดนคนที่มาาไหว้ยไหว้เขาไปมองเขาคุยกันเขาไปฟังคือสงบแบบนั้นเนาะสงบแบบนั้นไป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นเดียว มันก็สงบกว่าละแต่เราไม่ได้ฝึกให้มันสงบแบบนั้นเราฝึกให้ สงบจากกิเลสสงบ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ปรุงแต่งเนี่ยคื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ที่แท้จริงที่พระเจ้าท่านสอนคือ เช่น ความคิดปรุงแต่งเกิดขึ้นรู้ทันเนี่ยความสงบมันเกิดขึ้นตรงนั้น การมีสติคือการสงบจากกิเลส แต่มันสงบแค่ชั่วครั้งชั่วคราวนะตอนนี้เราฝึกเยอะ มันก็สงบชั่วครั้งชั่วคราวแล้วก็ปรุงใหม่ แล้วก็พอรู้ทันมันก็ดับไป รู้ทันแล้วก็ดับไปเนี่ยก็เป็นการสงบชั่วครั้งชั่วคราวไปก่อน แต่พอเราฝึกไปเรื่อยพอจิตมันเข้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ง ันนั้กิเลสมันก็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เราไม่ได้ แม้ตาจะเห็นรูปแม้หูจะได้ยินเสียง แต่มันก็ไม่ไปปรุงแต่งไม่ไปทุกข์เพราะคนอื่น我们学习啊，我们修行啊，佛陀告诉我们的啊，不是让我们一个人啊关在深山老林里面，或者在茅棚里面啊闭上你的眼睛啊，不是这样。 佛法还是要啊，要把它运用到是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他就是说啊，什么是智慧，当烦恼习气出现的时候，啊，能够拿捏好自己，啊，能够知道，能够看见，能够很有智慧的去对待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啊，然后很稳，啊，心很平和的，啊，很圆满的，这是我们要修的。 们要修的不是把眼睛闭起来，一个人把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是这样不在，就到迈踏龙坡。钥匙在那个那个后面，长老的放拐杖的那个这边，这边远远的。这 所谓你追求的那种至心一处的那种宁静，基本上是没有的。你可以试试，如果以前有闭过关的人知道，尤其是一个人关在小房子里，那个念头比在外面还多。表面看着静静坐那里，其实内心已经着火了，啊，已经在焚烧自己了。 我叫慧喜。 ไม่รู้นะเรารู้แต่ว่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านสอ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มีสติ ท่านไวหลางก็สอ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มีสติ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หลวงพ่อเขียนก็สอ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มีสติมันตรงกันตรงนี้แหละ不知道什么叫天台宗，然后呢，尊者就更不知道了。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他，然后尊者。 佛陀教我们啊，要跟觉性在一起，要跟自信在一起。那么啊，六祖慧能大师，他也教我们跟觉性在一起，跟自信在一起。那么洞洞禅的祖师龙波田尊者，他也教我们跟觉性在一起，跟自己的自信在一起。那么龙波甘田尊者呢，教的也是让大家时时刻刻。 ทำไปแล้วไม่เป็นไรทำไปแล้วอย่าไปคิดโทษตัวเองต่อเอาใหม่ถ้ามันเกิดขึ้นทำมาอ่ะแค่รู้เฉยๆพอรู้แล้วมันเผลอไปทำอีกอ่ะไม่เป็นไรทำ ก็คือวาง คือถ้าละ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ไม่ได้ พอเผลอทำไปแล้วก็ไอ้วางไอ้สิ่งที่เคยทำผ่านไปแล้วก็อย่าไปเสียใจมันไม่เป็นไรตั้งต้นใหม่ฝึกตั้งต้นใหม่เรื่อยๆ今天才第二天是 今天的第二天，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才修了第二天的人，你的功夫有多厉害，啊，这是一；二呢，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越想不要那样，我们希望不要那样，也是一个欲望，也是一个想要什么。那尊者的回答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你想要什么，你就肯定做不到。你还有个想要在里面，那么就放下，或者说啊来了，知道我们做不到，没关系，那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么通过不断的练习，知道觉知，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觉性啊很好的时候，你的这个啊觉知力很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能够做到的程度就不断的在提升。 那还要继者讲说，这是智慧的事情。智慧一定要从从觉醒来开启，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觉知。啊，觉知的越强，啊，你的这个觉性就保持的越好，那么你啊，智慧就啊越来越提升。这时候，这个烦恼，还有我们所有的欲望，才会有一定的减少。它需要一个过程。对。 ยมีไหมเช่นสมมติคนว่าเรา คนว่าเราแล้วเราก็เสียใจพออีกหนึ่งวันข้างหน้าหรือสิบปีข้างหน้าเราก็มาคิดแต่เรื่องเดิมมันก็เสียใจอีกอันเนี้ยคือการที่เรียกว่าขาดสตินะ不管是师父还是在座的各位都是一样。那么，一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年、十年了。 有时候偶尔也会跳出来，然后又坐在那边跟着伤心，跟着流泪，跟着痛苦。已经过去五年、十年的事情，有必要在这边继续的探究吗？啊，这就是痛苦的根源，这也是我们觉性不够强的原因。啊，不对，我讲错了，我们的觉知力不够强的原因。啊，所以还是要用功。 如果不在决心上下功夫，不在这个决心力上下功夫，那就会还是像原来一样原地踏步，甚至于后退。 变变了，了。成别的真的？啊，哦，嗯，真的。 ตัวเองเลยดิตีตัวเองก่อนดูนะดูเนาะเวลามันมองแล้วก็เห็นคนอื่นนะกลับมาดูตัวนี้ก็มารู้สึกกันนะไม่ต้องไปเอาคำตอบว่าทำไมถึงเปลี่ยน ทำไมถึงไม่เปลี่ยน真的说不用看我们三个人，好好看自己。 问题就是因为在看们三个，所以才变。那一回过来，一回过来看到自己，就会回来，对吗？啊，是的，我如果啊回到的话，那就回来。对。看外面的影子，它也会变。嗯，变一个一个变。嗯。变啥呀？嗯。那变啥？个，自己，自己变，它就变。变。嗯，心在变，所以这些全部都在变。啊，你没有变。 自己在一起，你的心不断的在变，所以就全部都在变。มี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อยู่ที่วัด 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ไป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โผล่ขึ้นมาต่อหน้าแทนที่จะเดินก็ก้มลงไปกราบ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เห็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นะแต่ไม่มีสติเนี่ยไม่ใช่นะจะเห็น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กลับมาดูตัวเองว่าตัวเองไปหลงกับนิมิตเนี่ยอย่าไปหลงกับมันสมัย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อยู่ฮะสมัย ไม่ใช่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ที่วัดสุกโตเนี่ยแหละ 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ไป เดินโยกรมไป เห็นนิมิตเป็นรูป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กิดขึ้น ใจเกิดปิติ ลืมตัวเองก้มลงกราบ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 ไม่ใช่นะ อย่างที่เซนเขาบอกเห็นพระเจ้าให้ฆ่าพระเจ้าคือฆ่ารเนี่ยฆ่าที่เป็นพระเจ้าที่เป็นนิมิตในจิตนี่แหละ说真的说他们的自愿啊，曾经有过一个呃，也是一位南众的师兄， 也是在呃用功打禅期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那个时间是惊醒的时间，大家都在用功的惊醒，没有一个人是啊坐着的都在精醒，他好好的在惊醒，突然就跪下，然后就拜三下，然后问他说。 十几个人都没看到，就你看到。

มันไม่เห็นไปไหนเลย ที่คิดว่าทำไมรู้แค่นี้นั่นก็คือความคิดนั้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นั้นแหละถ้ารู้ทันเนี่ยโอ้เนี่ยเออ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มาหลอกให้เราหลงไปแล้วเนี่ย เปนไรนะ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สุขผิดกับมัน ก็รู้อย่างที่มันเป็นแหละ มันสงบก็รู้สงบ มันนิ่งก็รู้ว่ามันนิ่ง แต่บางทีนะเดี๋ยวมันก็ออกไปแล้วก็อย่าไปหงุดหงิดกับมัน เช่นบางทีมันคิดมาก บางทีมันฟุ้งซ่านก็ ก็รู้เหมือนอย่างที่มันเป็น 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ผิดเอาถูกกับมัน坐着不想起来坐着不想起来是吧也不是坐着不想起来觉得现在这个状态挺好不想破就是就是不想起来该起来的时候都不想起来 是吧？我知道，我叫你吃西瓜，你都不去。嗯，真 <laughs> 的说你喜欢那种状态，对吗？你很喜欢那希望那种状态可以长时间的维持。一嗯， <laughs> 你这个喜欢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啊！那刚这的说你多惊喜？不是不想起来吗？这回就让你每天都起来。 因为你时间长了，你会进入一种我们讲的奢摩他状态。你现在是奢摩他状态的初期，他现在正在拉你，拉你走到另一条路上。你不要，你就起来，来回来回来，来回的做一半个小时，起来半个小时。嗯，要进能进，要出能出，啊，要做能做，要进行能进行，没问题。 现在说就是你用功啊，认真的一个表现，非常好。不是说你走错路了哦，是说你用功啊，认真，所以你现在啊已经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就及时的，你及时的讲出来，我们及时告诉你。再有那个啊来的时候，你看你喜不喜欢？ 我每天都讲，喜欢不对，不喜欢也不对。啊，只要你喜欢他，不对了。啊，你喜欢他，你就一直想在一遍。那么这回他一来，你就起来去干别的。惊喜他又会来，那你再来做，好吗？